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零七集。魔气在地上卷起巨大的气浪，正在交手的仙族、魔族不得不暂停以稳住身形。等一切归于平静后，沙尘漫天，连后面的树林也被吹倒了一大片。 宫锦魔君以为这一掌稳操胜券，没想到吞元兽并没有被抓回来。啊！他惊疑了一声，彻底被引起兴趣。宫锦浮在海面上，不紧不慢地靠近淮阴岛。尔等小小天仙，竟然能逃过本君的霹雳神掌！洛寒艰难地从地上直起身来，他离漩涡最近，收到的冲击也最大。 要不是后来林清霄为他挡住风沙中的攻击，他早就被风卷走了。吞元兽以吞噬能量为食，一次吞下去这么多魔力后，他明显消化不动了。此刻看到宫锦魔君慢慢走近，吞元兽本能的往后退了退。吞元兽靠天赋神通取胜，没了饕餮血脉加持，它本身的战斗力其实只是平平。那次在希尔米海。 洛寒利用法则抵消了吞元兽的吞噬神通后，林青霄一人就足以收服他。现在吞元兽已经无法再吞噬更多魔力了。若是宫锦魔君发难，他和普通灵兽根本没有区别。随着宫锦魔君走近，仅剩的几人全都握紧武器。林青霄站在洛寒和吞元兽前，无声地握紧剑柄。洛寒突然给林青霄传音。 确定这里最近的岛屿在什么方向？林青霄心中一动，猜出洛寒想要做什么。东南方向十万零八千里，扶桑大岛，扶桑派在此立脚。门派中都有大能压阵，最不济门派护山大阵都能撑一段时间。即便是宫瑾追过去，一时半会儿也没法攻克。两方僵持，仙族正想着如何才能不着痕迹的拖延时间。 没料到林青霄突然主动攻击，他没有试探，一出手就发出压轴大招。然而对面宫锦毕竟比林青霄高了一个大阶，在相当于上仙修为的魔君面前，即便是一百个天仙围攻都没法伤到魔君分毫。宫锦魔君挥手将林青霄的剑招化去，他本来不曾放在心上，没想到那些剑气比他想象的凌厉。 竟然在他的衣袖上划出了好几道伤痕。宫锦魔君抬起手看袖子，慢慢挑起眼睛看向林青霄，嘴角意味不明的勾了一下。 <laughs> 有趣。宫锦魔君终于正经起来。林青霄召唤出玲珑，与剑光合为一体，以锐不可挡之势朝宫锦袭去。 宫锦一挥手，将剑气收在袖子里，嗤笑道：“ <laughs> 不自量力。”他还没说完，忽然表情一变，随即整个人连同魔气一起消失在海面上。林青霄这一招只是幌子，他真正要做的是为洛寒打掩护。召唤玲珑是大型法术，消耗巨大。随着这一剑使出，海面上充满了磅礴的灵气和凌厉的剑锋。 在这样的剧烈灵气波动下，细微的空间震动被很好的掩饰下去。宫锦魔君和其他人一样，一心注意着林清宵的剑招，以至于疏忽了身边空间的波动。等他发现时，已经被洛寒的空间困住。宫锦魔君漂浮在纯白空间中，今日第三次感到意外。 如果说最开始那个女子出手化解他的霹雳神掌时，宫锦心中好奇；第二次被那个年轻龙族划破衣袖，宫锦意外。那么这一次被困在独立空间，宫锦心里燃烧起来的就是熊熊战欲。失传已久的空间术，竟然被一个弱小的女子学到了。很好，带回去搜魂。 这个法术就是我的了。宫锦魔君突然爆发，纯白空间如一张白纸般在他面前撕破。宫锦出来时，正好看到那个女子蹲在吞元兽身边，一道灵光闪过，吞元兽被传送走了。宫锦了然，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：先趁他不备将他困住，然后赶紧用符箓将吞元兽传送到其他岛屿。 他们倒是好算计，计划不错。宫锦魔君慢慢笑了，可惜你们低估了我。洛寒一开始就知道空间拦不了宫锦魔君多久，等级压制实在太厉害了。只要能争取一丁点撤离的时间就好。可是他没想到，宫锦破解空间的速度比他预料的还要快。 洛寒只来得及送走吞元兽，自己的遁地符还没有撕。如今宫瑾出来，这张符纸也没有必要撕了。他根本走不了。原来，这就是魔君和上仙的实力吗？若说灵仙和天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，那从天仙到上仙就是质变的过程。天界众人公认，天仙和上仙才是实力差距最大的两个阶层。 如果说天仙是武林高手，那么上仙就是开宗立派的绝世强者。只要天赋不太差，普通人努努力还有成为天仙的可能。但是飞升上仙，天赋、运气、努力、财力缺一不可。从天仙到上仙，拦住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仙人。若能飞升上仙，那便要在天宫的簿子上记一笔。 从此便是能在天界独自率领一方势力的强者了。上仙俱是有名有姓的大势力，林青霄的父亲中山之主林显宏便是上仙。外面的人见了他，谁不恭恭敬敬地称一声林家家主啊？这就是上仙和天仙的差距。吞元兽被送走，宫锦魔君也被彻底激怒，他手里凝聚起黑气，显而易见的。 一场恶战在即，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。这就是弱小的原罪吗？洛寒知道六界弱肉强食，但是他一穿越过来就遇到了林清霄。之后虽然辗转去过很多地方，但总体还是文明社会，所以洛寒并没有很直观的感受过强弱不公。这还是洛寒第一次遇到完全不公平、完全任人宰割的局面。 他突然就明白龙族为什么推行丛林法则了，死于自己人手里总好过死在外面。他心里生出强烈的对力量的渴望，如果他能再强大一些，如果他能早日掌握法则。宫锦魔君攻向天机星君，天机星君也蓄起灵力回击。非常突然的，宫锦魔君改变了自己的攻击轨迹。 竟然直接朝着洛寒而来，洛寒大吃一惊，立刻往外扔护身法宝。但是法宝仅仅阻拦了弓箭魔君一瞬间，随后护身盾牌碎裂，弓箭魔君的魔气刹那间逼近洛寒身前。洛寒眼睁睁看着那道魔气逼近，生死关头似乎一切都放慢了，他都能看到里面的能量如何流动。 正是因为能看到，所以洛寒无比清楚，被这团魔气打中，他必死无疑。紧张中，仿佛连脑子都不会动了。洛寒站在原地，失去了躲避的本能。缓慢的流速中，眼前突然投下一片阴影，有人挡在身前，替他生生挡住了这道攻击。时间流速一下子恢复正常，周边响起尖叫声。 洛寒猛地回过神来，慌忙扶住林青霄。“你疯了！”这一掌正中林青霄心口，林青霄当即嘴角就渗出血来。他没有管自己的伤势，反手甩出一道攻击。宫锦魔君没料到有人在受伤后，第一反应竟然是回击。宫锦魔君躲闪不及，被林青霄的灵气打中了一下。两人的攻击都落在了实处。 然而，天仙和魔君的差距宛如天堑。林清霄这一掌对宫锦魔君的伤害着实有限，而林清霄却受到了重创，他连身形都支撑不住。洛寒用尽全力扶着他，但还是控制不住的倒在地上。洛寒真的被吓到了，他无比清晰的意识到，这次林清霄当真是危及性命。洛寒慌忙想去找灵药。 你怎么样了？你再坚持一下。往常林青霄受伤总会告诉他没事儿，但是这次，他连这些话都没力气说了，强撑着说：“快走！”林青霄说着，指尖就出现一道瞬移符，他并不打算和洛寒商量，直接就要送他离开。洛寒看到，眼泪都忍不住了：“你做什么？走！我看你们谁都走不了。” 瞬移府的火还没烧起来就被熄灭，宫锦魔君手上蓄满魔力，又朝他们攻来。这次他用了全力，无论林清霄还是洛寒，如果被打中，都将在劫难逃。而现在他们两人谁都没有躲避的力气了。洛寒生出一种浓烈的不甘，他不甘心半途而废，不甘心任人宰割，更不甘心林清霄因他而死。宫锦是魔君。 比我们高一个大阶，所以能肆意摆弄我们的死活。可我洛寒分明是天道，我远比魔君更高，凭什么要任人宰割，毫无还手之力？我不服！洛寒都不知道，那一瞬间他爆发出强烈的情感波动，竟然引发了天地共鸣。明明是万里晴空，淮阴岛上空忽地聚起阴云，紫色的天雷如灵蛇般窜动。 轰隆隆的声音响彻海面，激发出令人惊惧的天地之威。同一时间，六界众多闭关的沉睡的大能纷纷被惊醒。遥远的东海之畔，鱼虾被天象震慑，惊慌失措地往深处潜游。然而越害怕越出错，许多水族撞在一起，水面顿时乱成一锅粥。这时，海底深处缓慢传来一阵威压。 水族们感受到熟悉的气息，像找到主心骨一样，纷纷逃到玄龟背后。玄龟身后跟着的水族越来越多。玄龟寿命悠长，见多识广，是东海名副其实的定海神针。但是这次，玄龟却和众多水族背道而驰，逆行向海面之上，伸头遥遥望向南方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